叮当可否不要老，伴我长高。星子可否不要老，伴我征讨。 始早知真相那味道，却想完美到去违抗定数。偶像全部也不到，爸妈以后也安好，最好我在意的任何面容都。 在遊蕩里，在遊伴里，突然變老去。談好一個事情可以兑现時，你又已安睡。祈求舊人萬歲，舊情萬歲，別隨便老去。時光这個壞人，偏卻决絕如许。